上腔三人行，咱们今天很高兴哈，能有咱们这个史学方面的权威啊，杨奎松老师跟咱们聊天儿。而且那天聊到杨奎松老师研研究的很多题目啊，我都有这个好奇。当然我这好奇大概是八卦的好奇哈。 <laughs> 你比如他研究的这个呃毛泽东跟莫斯科的关系啊，包括张学良跟中共的这个关系啊等等，我都有很多好奇。比方说我咱就说到张学良，我这我问您，要照我有一个，因为我们做媒体的啊。 这这这这个字里行间看到过很多张学良的表态啊，我有一个直觉，我觉得张学良骨子里好像不是那么喜欢共产党，是不是这样？就即便他到了晚年，虽然你就我闹不清他心里啊，我怎么觉得他心里似乎对蒋介石还亲一些，对中共他心里是是没有好感的，是不是这样呢？呃，原则上说是对的。 就是说，他他本他自己的这个本来的选择，那肯定是跟蒋介石亲。相对来讲，嗯，但是问题他跟蒋介石的问题就发生在，就是蒋介石不能帮他回东北。哦。那么他跟为什么跟共产党走近了？不是因为他喜欢共产党，也不是因为他真的认为共产党那就是共产主义就是他追求的那种理想。那么其实核心的问题就在于，因为他是一个东北王，他是一个军阀，那他父辈给他遗留下来的所有东西都是在东北。 那么特别是整个的东北人，一大批东北人、东北士兵、东北军官、东北的部队的家属、父老，包括那个大学什么什么东北大学，很多很多人都跟着他撤出来。对，所以他无颜见东北父老。对呀，人家那个你去看他的那个历史档案当中，就大量的他那个底下的那些年轻的将领，天天在跟他吵，一碰到事情就跟他就跟他急。但想但西安事变以后，他又觉得愧对蒋介石，对不对？他觉得他在。 他惩他接受了蒋介石对他的惩罚，他觉得这个是以前帝王下面的这个是死谏，对不对？我是该受死，是不是？这是不是有一种传统的忠君思想？这个毫无疑问，这个肯定是有，就是因为他去送蒋本身就是冒险。对对，你明知道明知道你去了以后可能回不来，可能身陷牢狱，甚至可能被杀头，这个是呃理所当然的。但是呢，当时的情况其实比较特殊，就是呃。 孙，因为蒋介石之所以能够离开西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蒋介石做了妥协。啊！其中就包括改组政府，那么包括要实行抗日，包括等等等等一系列。他，他跟那个跟中共张学良、杨虎城有一个谈判，有一个方案。当然，这个方案是两八路军的。对，是两宋谈的嘛？嗯、不是他亲自谈的。嗯。但是不管怎么样，所以张学良跟着他走。所以你回回过头去看一九三七年初。 张学良那时候要被要被扣押，然后被判刑的时候，他送出来的信，他还相信蒋介石会按照他的承诺做。这个像过去的京戏演的一样，就蒋介石最后惩罚了他，但是又履行了诺言。没错。 对，你要是彻底坏，之后我们想起来的个光头，那我把他杀了，我这共产党我照剿不顾啊！可是他又承诺了，他又对吧？他不像何应钦他们主张的要继续剿共，这像一个京剧的折子戏哈。这个所以那天咱们就你讲到晚年，我们还看到过那样的记载嘛，就是这个蒋介石召见张学良，还跟张张学良就说呀，说西安事变对国家的这个破坏啊是太大太大了。 张学良也是垂手无语，就是，尤其是日后到了阳明山上，嗯， <laughs> 那回首看的时候，那就差一点点，就差一，而且再一个，你像杨老师研究的这个，就说，呃，我让让提示我们一个方向，就是在整个中共的这个革命历史上，苏联所起的作用。像我就还听过那样的传说，就当年西安事变的时候，说本来中共这边是要杀蒋介石，实际上是因为苏联。 是斯大林说不杀，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根据。呃，其实这个本身比较复杂。所谓复杂在哪儿呢？就是说，其实中共的毫无疑问处理这个西安事变，他是主张要和平，要和平解决的。嗯。没有人希望打仗，你你打你打起来以后，你肯定也不是，哪怕你有东北军有这个十七路军，有张学良杨虎城的部队，嗯，加上几万红军，那可能能够顶顶一阵子，但是你还是没办法跟南京。 政府相相对抗，对，所以他也不希望打仗。但是问题在于呢，他当时的最主要目标是要把蒋介石搞掉，因为他不相信蒋介石会联共抗日。嗯嗯。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当然中共党内的高层领导人是希望把蒋介石处理掉。那么你把他杀了，那就解决问题了。对。但是问题在于呢，苏联当然不赞成。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蒋张学良这边其实也不可能马上赞成，因为因为他也要看南京的态度。 那么，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蒋介石自己的态度，所以这几方面的原因，特别是苏联的原因起了很重要的作用。那么最终是导致了中共中央出面劝，把这个事情要和平解决，就做了很多让步。嗯。所以双方，一个蒋介石做了让步，一个中共方面也做了让步。当然张学良这边呢，他基本的目的就是妥协了，然后同意抗日了，呃，他基本目的也达到。了。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个是一个比较怎么说比较一个理想理想的一个党内来说是谁主张比较杀蒋的？是王明还是毛泽东？没有，王明不在，王王明没回来。对，嗯。然后你比如说啊，你说像毛主席这样的人，他本身啊是个他本身就是知识分子，那大知识分子。但是你看，那从这个对建国后一些回来的知识分子的态度看啊，我又会有一种感觉，好像他还不喜欢知识分子。 他毛毛毛讲过很多这个知识分子的问题，对对知识分子的这个批评也非常非常多。嗯，呃，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说实话，就是一个阶级斗争论，因为阶级斗争的这个理念理论呢，在中共的长期历史当中有有那么一有那么一个形容词，毛毛讲的，就是知识分子是皮，工农大众是是肉，就是。 皮毛，嗯，就是一个是毛，知识分子是毛，嗯，那么工农大众是这个，等于是是皮，嗯，那么毛是附在皮上的，就是知识分子其实没有根，那么它只是属于可能属于这个各个阶级的这个，你说无产阶级政党，它也可以有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资产阶级有知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本身不是一个阶级，但是由于在旧社会。 大多数知识分子是旧社会培养出来的，嗯，所以这些知识分子呢，基本上都是旧式的、封建的或者什么资产阶级的或者小资产阶级的。总之，他把知识分子看成，尤其旧的旧中国那些知识分子看成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所以他相信这些人骨子里就不会喜欢共产党。他是这么看问题，但是他这套阶级论呢，嗯，其实是他因为他年轻的时候要接受这个呃马克思主义，接受苏联的理论。 学来的，我总觉得毛最后心里骨子里，他也并不完全相信。他一直在讲无产阶级，可是你要仔细分析他，他讲的无产阶级到底是指哪些人呢？你是找不到这些人的，这是一个话语，这是一个概念，甚至讲的这个农民也是。 但是我觉得更有意思的一点呢，是这些知识分子啊，他在精神上的这种自我虐待。对。 这个啊，你说就说骨子里哈，那比如说，如果是毛认为他们在骨子里不是工农大众，那么但是我在另一方面看到，他们真是从骨子里啊，想要往这边靠。这个是，你看我看过沈从文写的，我就觉得当时今天的人看起来就叫可怜呐，那就是折磨。他是真的认为自己跟工人阶级就我是怎么回事，我这个脑子里啊，这个就这种小资产阶级。甚至你看我那天看那个老舍写的，小那个叫什么《我这一辈子》啊，写对。 他，你啊，前一阵死了个作家，就加西亚马尔克斯。你会发现，真正的一个独立作家， <coughs> 他是自己的历史观，他是自己的这个世界观、价值观在写一个东西。但是你看老舍写的，我觉得是完全的按照我们的共产党的这种历史观，是吧？三座大山，按照这种东西来结构他的一个人物、小人物的呃历史。你看《茶馆》，就就是中国革命史嘛。他。 你不能说他是假的，他真心真意的，但是他又觉得很拧巴，他是不是有这么一种心理？这个我想毫无疑问是有，但是呢，这个又不能说是知识分子好像到了共产党呃建国以后，然后才出现的一个问题。其实你我想回想一下，简单的想一下，你看五四运动前夕，呃，一九一八年的时候，十一月份的时候，在那个天安门举行了一个群众大会。 纪念什么呢？就是庆祝什么呢？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那么当时你知道北京大学的那个蔡元培校长，蔡元培，他他的主题的一个报主题的一个讲演是什么？劳工神圣。啊。就是实际上在呃怎么说呢？就我们可以可以简单的说，就是在二十世纪初可以说开始无政府主义，还有什么呢？就是无政府主义所带来的一系列各种各样的劳动义。十二月党人。 呃，民粹主义，俄国的这批人的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影响非常大，所以他们自己出生于小康家庭，他们就觉得自己是有犯罪，对，所以他们要投入的要背叛自己的家庭，投入到革命队伍当中，而且而且认为劳动是最光荣的，你不做体力劳动。 你就是个剥削者，你就是不不劳而食的人。你看巴金的散文啊，等等，很多人，鲁迅的一件小事啊，等等。这个五四的知识分子的这种对劳工的崇拜，后来怎么到了延安被转化到一种制度上的压抑知识分子？这个就是他要研究的东西啊。所以实际上这也是当时啊这个社会的一种时髦。对。 大家这也形成了某种共识，为什么劳工神圣啊，或者这种工农大众啊，呃，这个概念，这并不是只属于共产党的概念，当然不是，是吧？这五十年代那些人不穿西装，穿上劳动服，很多人他是真心实，不是说像张爱玲这种一定要坚持穿旗袍，那是另类。嗯，大部分人是真心实意的，穿上了劳动的服装，就觉得进到一个新时期了。 一九一一几年一直到二几年，你看当时那个出的杂志里头，就是发行量比较高的，嗯，那个杂志很多杂志都跟劳动有关，劳动月刊、劳工界什么什么、劳动音什么等等等等一系列各种各样。对，那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就是当时其实中国的这个社会里面，知识分子他脑子里很多想的就是，那你比如搞新村主义，新村主义什么？ 就是要去社会主义的对，新村主义、社会主义的，等于是实验之一嘛。对。但是它的核心在哪儿？就在于你要去劳动，到农村去，大家集体过集体生活，然后去劳动。啊，那你要这么说，毛主席后来这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除了有现实政治需要武器武器道路里头就这这方面的思想根源啊，啊。就不是他脑子一热，不对吧？他是当时他很多东西都是从你比如托尔斯泰，托尔斯泰其实最主最主要的一个关观念就是泛劳动主义嘛。 他把他的家产全部都放弃，然后你你忘了安娜卡列尼娜里面列列文杀杀对对，作为一个灵魂拯救的一个道路啊，所以真是他有这个性质在里面。但是什么时候从这种知识分子的自我的改造、自我的承担社会责任，变成了他们在制度上变成了一个被压迫？这个中间的转折是一个悄悄的转折。对，他们什么时候觉得有点不对劲了呢？ 这个不能说呃，什么时候觉得有点不对劲，因为因为你设定，你比如说他一直是跟着共产党，嗯，呃，你比如说我们说从最初的时候开始革命，他就跟着共产党，然后一直到延安，然后一直到进城，那他就没有什么转变的问题，他基本上他是会相信这这种这种思想的。那么但是还有一些半路的进来的，那特别是建国以后才才刚刚加入到新中国这个队伍里来的，那他们的思想其实就比较摇摆。 为什么？就因为他们其实受更多的是英美派的那种知识分子的那种思想的训练，他把这个呃自己的那个阶级地阶这种阶层地位，或者说自己的那个学问、自己的这种理想追求都看得比较高。嗯。那他跟那个就是东方式的，特别是像俄国式的这些那劳动主义的这种这种思潮，它是差距比较大。那他他不是那种思想，但是呢，共产党的所有的这些，因为共产党的胜利决定了一个一个基本的事实。 就是共产国民党没不能做到的事情，统一中国，对，那么然后安定整个的社会，对，然后那个过去是被人家打，现在是我打别人，对，等等等，所有这些东西就最终证明了，你看看这个国家还得靠共产党。那么共产党靠的是什么？靠的是阶级斗争。那阶级斗争的理论基础是什么？是工农大众是社会的主人翁。那么在进行思想改造的知识分子这种教育的时候，讲的最多的就是你和工人比，那你的这种贡献。 在哪里？你对国家的贡献在哪里？写小说不算贡献。当然不算贡献，小说算什么贡献？你你根本不可能改改造国家。工人脚上有脚上有牛屎，但是他们灵魂比你干净。哎。等等的，你就可以看到五十年代初以后，知识分子逐渐逐渐就开始在检讨自己的这个思想当中这些剥削阶级的这种成分。嗯。所以他他的那种负罪感，那种罪恶感。 逐渐逐渐，真正什么时候怀疑啊？我觉得还是要到文革中期，林彪出事情，就对毛的整体的这个信仰崩溃，一直到文革初期，很多人对于劳动，比方对于这个跟工农相结合。 跟工人、农民神圣这一点观念，即便是走资派，即便是资本家被被人打倒、被人批斗，在信念上还没有怀疑，没人怀疑，对，还没有怀疑，一直到文革中期，不要发展到到他去写诗那个时候，对，全乱了。今天，甚至党内最高的这些最最原始的叫共产主义的这些这些，都已经不相信这套了。他们现在还真心相信工农神圣吗？已经没有多少人相信了。 已经是完全转为另外一套了，什么治国的理论了、弱势群体了等等等等。但是当初这个意识形态这个转变，所以这个研究啊，千万不能就是简单的说就忘掉、忽略，就我觉得这样就太太糟糕了，整个这个历史就被割断了，对不对？对。那像你个人为什么对这个感兴趣？我个人感兴趣其实是非常非常偶然。首先第一个，你想文革。 第一文革出来考大学，我不是这个志愿。对。那么被分到那个后来后来是补招，然后被分到那个党史系。那当然，说实话，家里也也也不太喜欢，我个人也不喜欢。那你真在党史系，刚刚文革结束的时候，党史系教的那些课程，那基本上还是文革那个后期的那些，就是就是那种影响下的那种课程。多少次路线斗争？对，路线斗争什么那些东西，反正就是还没有太大的改变，所以你也很难学到太多真的东西。嗯。那实际上是毕业以后，就毕业以后，哎。 进入中央党校，然后在党史研究部、研究部工作，然后能够看到一些就当时内部的一些档案，哎，这才发现原来还有还有真实的东西。就你原来讲的那些教科书那些东西，你原来不信，大家都不信，没有人信。但是问题在于，你学出来了，你要干这个工作，你就讲讲那些假话，你肯定不干。嗯。可是问题在于，你突然发现了，居然还有一个宝库，还有那么多真实的那个历史的那种记录、那种那种材料在那里，那我为什么不做？ 那我当然想决心要做，而且他做的这个东西很不容易，因为同样这段历史啊，比如我们在香港或者你在美国，你看到的，他们这是研究中共，那完全是站在他们冷战那个角度来研究。哈佛的文革史，那就研究你里面的人事斗争，基本上就是权力斗争、人事斗争。 那你内国内呢？现在相当成分还是主旋律，还是宣传，还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任何里边的内幕都不大敢触及，所以他其实你看他悄悄的在走中间这条路，所以他用资料说话就这个道理，他尽量避免下结论，就尽量避免下结论。 那么，我去了以后，当然就利用那几年的时间，断断续续的看了不少东西。那你就会比较容易的能够接触到那个核心的东西是什么？其实不见得那些东西能拿出来，因为实际上它非常严格，很多东西它给你用那个毛笔全给你抹掉了，你带不出来。 大多数的比较重要的东西你带不出来，它毛笔抹掉了，对，那么它对原始材料就有损害了。不不不不不，你抄的，因为我们去都只能抄，当年只能抄，不是用手抄，它抹掉是不是抹它原始？不是不是，抹掉你抄的部分。对对，就这部分你不能抄，对，你抄了他给你抹掉。 抹掉了以后，当然你你带出来的东西就是他认为是比较一抹，你那阳光下一看，不出呃，恰恰是看不出来。我们也对了那个 <laughs> 对着看看了半天，想搞特务工作的， <laughs> 那不可能看不出来，技术层次很高。那个人家人家是经过了多少多少这种事，这我都不知道。就说你比如说一个党，他比如他是不是从第一次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大会上面的任何一个纸啊一个文件，他全部留到现在都有？呃。 理论上，我们看到的后来的很多档案是这样，哪怕个纸片，它都会留，只要上面有有有有文字，包括作战电报什么的。对对，当然毫无疑问。但是问题在于，就是说，中共是一个地下党，中共是在战争过程当中、革命过程当中，所以它不断不断在失散，很多档案失散了，有些档案没办法就要烧掉。那我好奇问一下，比方说，随便打个比方，比方说一九六七年，周恩来主持这个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议。 这些记录，档案馆能看得到吗？呃，理论上是可以看到，但我但是我没有，因为我没有研究到后面，没有研究过，嗯嗯嗯啊，那么有一些会议记录是没有记录，有一些会议是没有记录的，那那这种情况就比较复杂。我就一直劝他再往下研究，那我就一直设想这个中国有个人写本书叫《一九六七》。 因为你想想，我我现在据我知道，在那个时候中中国大大小小的事情是由这个两个小组合起来的十几个人决定的，而这个十几个人里边，我们今天肯定的只有周恩来跟叶剑英，另外呢一边是张春桥、姚文元文革小组的人，一边是黄永胜什么呃邱会作林林彪林彪那边的人，然后有两个女的，一个是呃呃江青，一个是叶群。 那两个男的是不参加会议的。 <laughs> 所有的一年里边，真是六七六八年，所有大大小小的事，从一个学校里面的派别，到国家军队的调动，都是这一个小组决定的。你说这要这这是材料看看也是也是不得了啊！不得了。嗯。但是这个很难。没什么人在做。不是有有人在做做文革的人其实很多。嗯。当然发表很困难。嗯。但是很多人关心想把文革的很多历史记录下来。嗯。 但是我想我是做不到文革了，就我这岁数做了这么几十年，慢慢做才做到五十年代，怎么可能做到那儿去？但是这个你有机会看到一些材料之后啊，对你当年亲身经历的一些社会运动啊，会有一种很有意思的感觉吧？呃，那肯定的会有影响，就是你会对很多事情表面看到那个事情，你会发现背后有很多东西在起作用。 当然，这个背后的东西不见得是内部文件，它其实跟文件不见得有很、有就很大直接的关系。那么在呃文革期间，可能上面的文件有很重要的作用，但是实际上你真的到就是战争期间、革命期间，很复杂，偶然因素非常多。啊，偶然。偶然因素非常多。哎，你觉得共产党打败国民党是偶然还是必然？有必然，有偶然，真的。 就是本来也有可能国。你首先第一个，首先第一个国国民党国民党本身不争气。对。你自己如果说能解决农民问题，能解决其他的各种各样的各种问题，那天下就……是那天下肯定。